有你们啊啊，自由的拿，那也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台那边。我们这次印比较多，因为我们要让人认识，让人知道，让人看见百年来上帝在我们教会上一堂的作为。所以这个是特技，就好像一本福音单张，啊，就好像一本的福音单张。 我们让人认识，感谢神。那么我们今年下个月我们也有报佳音，啊，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们参加。报佳音不是只是青少年人的，大人、长者也可以，只要你走路可以。那我们现在从两个礼拜开始，我们每次礼拜完，我们都有练习圣诞诗歌。 所以，欢迎弟兄姐妹们。后面也有这样一个表格，那是报佳音，参加报佳音的这个表格。欢迎弟兄姐妹们参加。我们会去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家，那是祝福，那是彼此祝福，那是暮鼓晨钟的工作。感谢赞美主。好， <coughs>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 谢谢你，赐给我们平安。当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我们守主日，主这个日子是主你所创造，也是主你自己所分别为圣的。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主，恩膏这段时间。 主，你自己仆人所宣讲的，你自己的话，生命之道发出亮光，我们更加认识你，我们所信的有根有基，我们继续成长，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和知识上。未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主，你纪念他们，身体软弱的，主啊，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尽力，主你的恩典够用，主。 你的能力，你的医治，你的平安，你的安慰，领导他们。因为事情长扰长累的，就保守他们，信靠他们，信靠主你的心。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讲解圣灵的喜，第三讲。 在圣灵的洗第一讲，我谈到基督徒几时领受、几时经历圣灵的洗呢？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 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领受，我们就经历圣灵的洗了。第二种说法，信的时候没有，要按手祷告之后。 才有圣灵的洗，才经历圣灵的洗。而第三种呢，信主的时候就已经有圣灵的洗了，不过只是一部分，他缺，他缺历一部分罢了。十八个样，还要第二次的经验，second experience，那是啊复复啊复利。好，那这三种不同的说法，大家要记得。虽然不同的教会。 接受这种说法还是哪哪一种说法？但要记得，这三种说法都有圣经根据，所以我们不需要去问说：“哎，哪一种说法对？哪一种说法更合圣经？”没有这个问题存存在，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爱，他是蛮有怜悯的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渴慕的心，他用不同的方法，三种方法。 来满足他的儿女们饥渴慕义，使到他们尽力领受圣灵的喜。在圣灵的喜第二点的时候，我谈到方言，方言是上是圣灵所施的恩赐之一。可是圣灵充满不一定讲方言啊。使徒形状，我们看它不断的出现。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每次都讲方言啊。有的人因为圣灵充满。 他放胆，本来没有胆量，他有胆量讲道，所以你们在见证的，你们讲见证的时候，你们也可以祷告啊，神啊，给我力量，给我胆量，不害怕啊，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啊。还有圣灵充满，有智慧说话，有智慧行事，圣灵充满，看见有属灵的看见，圣灵充满，让你饶恕人这些等等啊。 一般上，传统教会，我们讲到传统教会，就好像圣公会呀，呃，这个信义会呀，这个这个呃长老会呀，我们为了讲我们叫做 tradition a l church，或者叫做 d e n o m i n a t i o n a l church 宗派的教会。谈到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主要谈的是什么？生命改变、爱心、信心、喜乐这些等等，圣灵恩典的内在生命，内在生命的表现。 但是灵恩运动教会谈到圣灵的时候，比较多谈的是圣灵恩赐的外在表现，方言呢，异病赶鬼呀。所以他们讲的一句话：“visible sign of the invisible grace”，invisible 看不到的，上帝恩典看不到，但是透过 visible sign 可以看到的一些一些记号，这是他们所讲的哈。这是灵恩运动和传统教会有一些分别。但是我想，我们应该。 不做这种区区别，我们应该拥有的是两样，都要有了哈。好，今天讲到圣灵的洗第三讲，那有关于全能不倒的 Power 与文 i 力神，那我就先谈谈近代灵恩运动这个发展。二十世纪灵恩运动，二十世纪灵恩运动分作三波，知道吗？第一波灵恩运动，那是一九零零年。 到一九二零年，百年前的事情了。但是这个是历史啊，教会历史非常重要的哈。一九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有一个牧师叫做 Fort 帕汉，他召集了教会二十四个青年人祷告，通宵祷告，一波条祈祷。到了一九零一年一月一号，等尼恩，这二十四个。 包括牧师，他们通宵祷告的时候，他们有了那个灵恩的表现的，那是什么？讲方言，啊，那是讲方言的。所以这个牧师，或者帕汉，他就成立了一个教会，叫做五旬节教会。韩国好多教会都是五旬节教会。你们有没有看过五旬节教会？他们做礼拜。 他们聚会的情形吗？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十五年，马来西亚神学院是在吉隆坡的深度。那时候我在马来西亚神学院读吧，就在马来西亚神学院对面就有一间五旬界教会。我好几次我去看他们做礼拜，我看他们聚会，他们一个一个礼拜最少有一次是吉隆坡去了。 这播全国给了我去看，啊，他们的聚会做礼拜，都是以方言进行的，都是以方言进行。他们祷告都是讲方言，讲道呢也是方言，但是有人翻译。啊，有一个在讲道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另外一个叫翻译，翻译英语。好，这个叫五旬节教会。那么还要还要做的。 在这二十四个青年人当中，有一个黑人姐妹，跟她的黑人同学，这个叫做威廉 J. s m 塞 n 是怎么读吗？他们两个人结婚，结婚之后夫妻两个人就献身、为身做传道人。五年后，也就是一九零六年四月九号，这个什么牧师。 他就在一个家庭聚会，就是被嘎丁找来吧。不过那个嘎丁来吧，不是几个人，差不多有一千人的家庭礼拜，哇，这真的非常大的家庭礼拜聚会。就在那个家庭聚会的时候，哎，出现了灵恩现象，那是什么呢？方言，讲方言的灵恩现象。于是这个牧师他就创立了蛮出名，特别在我们马来西亚蛮出名的教会，叫做 Assembly of God。 神召会，啊，这是第一波，从一九零零年到一九二零年；第二波，一九二零年到一九八二年。这段时间是六十多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是灵恩教会扩展期。一说灵恩教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人加入灵恩教会，包括传统教会。 所谓传统教会好像卫理公会的牧师啊，会有啊，也跑到林恩教会去做礼拜。所以这段时间说什么呢？是林恩教会跟传统教会的关系紧张期。我上次在这边做牧师的时候，我就在附近啊，这个天定教会认识我们的一个弟兄呢，他曾经是我们的上一堂这个青年团去团长啊。 成名言写那嘛是吧？啊，名名人成名言写那，他本来是我们就是去那边，不单是弟兄姐妹们，牧师传道也会呀。那个时候有一本书出现，你知道那本书那个名字是什么吗？他说：“三你哟，五行界的人来了啊？”这是那本书名。小心啊，五行界的人来了，你从这本书你就知道了。 那个时候，我们传统教会跟这些灵恩、charismatic movement c h u r c h 啊 traditional c h u r c h and 这个 charismatic movement 这种教会啊，那个关系是非常的紧张、tension 的。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说，那个时候他在少年团，他也会讲方言。那个时候的传道人也会讲方言，最后那个传道人后来就离开了，因为那段时间是什么紧张关系那个时间 但是我要接绍来讲的，那是第三波，林恩运动第三波运动，那是一九八十二年后，这个运动是在哪里开始的呢？是一个世界出名的神学院，叫做 Fuller Fuller Theological s e m i n a r y 富勒神学院。马来西亚神学院的前讲师肖蒂优牧师，马来西亚圣经学神学院的。 啊，这个院长曾经是牧师博士，啊，他们都是在这个福勒这间神学院读毕业的哈，非常出名的一间神学院。那么，谁开始这个灵恩运动第三波灵恩运动呢，是这个神学院的一个教授 Peter Wagner。没有人会想到，他怎么会开始这个？他是个高乐，是个很有学问的宣教学教授，他怎么会开始这个？ 第三波的灵根运动呢？这个老人家，他有一个病，盗拔。他的盗拔啊，他一直看医生，医生一直不医不好。这老人家，我们说景象有一个顽疾，有一天。 有一个五旬界教会的弟兄为他按手祷告，按手祷告之后，一直看医生不会好的这个这个这个景象呢，这个病啊好了了。啊，我们希望有一个有一个很出名的医生彩生，他本来不是基督徒啊，他有一个病，医生说很难医，没办法了，也是。 有人祷告之后，他那个病好了了，所以他变得成为非常热心啊。你去看病，他也会为你祷告啊。彩衣女人都爱这个，所以这个病的温呢就是这么样？他这个景象有病，一直看医生不会好。哎，有人祷告一下好了了。他过去都不知道会有这样的所谓 miracle 神迹，所以他就研究圣经，他就研究圣经。不，研究圣经之后。 他开了一个课程，叫做“五 M C 五零”课程。其实这是一个 Master of Missiology 这个硕士学位的一个 degree 课程。可是你知道这个课程变到神一步到大会，为什么呢？因为每次这个课程还没有开课之前呢，一定先来唱歌祷告，然后为人家祷告、唱歌。 祷告，然后为人家祷告。这个课程最多的那时候学生是一千人呐。然后这种还没有开课之间唱歌祷告，有很多神迹奇事出现啊！那他打没弄呢？给了以后变帮帮弄，没公窝帮啊变公窝个，你两一甜眼哦，还有帮。 肿瘤，这些一定有，这个都记载，都是事实的，在记载着的啊。所以我跟大家快快讲的第三波运动，你会发现到，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差别在哪里？第一波北京 m e 讲方言，第二波北京 m e 讲方言，到了第三波，一九八十二年过后，那个第三波是恐败了第一波跟第二波。 除了讲方言，还多了什么？多了医病赶鬼呀。好，现在讲第二点，叫做全能布道。比较晚了，他就研究圣经了，他就读到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全病，能够。 耶稣讲了：“神呢也满足你，还能光膀，还得跪，还一个正一板，我他看了，圣经记载。然后他又在看刚才我们的、我们的姐妹带你们读的马可福音。耶稣讲什么？你能望普利亚去读福音和万明，万好好好万光明天，信的人要注意信的人，你先信。” 就有神迹奇事给你。耶稣不是说，牧师传道会有神迹奇事，谁叫他们？而是信的人。所以呀，我们都可以为人家祷告，知道吗？我们都可以为人家祷告。我那天、前天晚间崇拜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姐妹，她围着另外一个祷告，我很感动。我就想到了上一次我在这边做牧师的时候。 青年团契为什么一百八十人呐，那么多人，因为常常在青年团契聚会前、青年团契聚会后，我看到好多人在那边，我为你祷告，互相祷告，信的人，你愿意这么样吗？所以我们来到教堂，我们不是单单，啊，我们沟通谈话，我们都可以彼此代祷，你需要人祷告，也不一定要找牧师啊，哎，爱良弟兄也可以跟你祷告，我们的玉香老师。 弟兄姐妹告诉我，他的祷告很有力呀！啊，只要你信，你相信神给你这个权柄，哎，会有神迹出现，让许多人从你的祷告当中得到祝福啊！然后耶稣继续讲什么？就你户外的面的鬼，供红烟，求爱到老的，下到写了都给侬，呀，都冇大爷，我就搬人去了，搬都好。 彼得温呢？他怎么去解释这两段？一共，耶稣给门多给多福音，耶稣叫门徒去传福音，然后把这个赶鬼医病这个传病啊，给了十二个门徒。同样，耶稣也给今天的我们呐，今天的教会，耶稣也给呀。所以彼得温呢，他就把。 这个布道施工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Power e v a n g e l i s m 全能布道。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些灵恩运动教会，我们如果有布道会，我们挂住的布道会是什么？布道分兴会欢迎你来。可是他们挂那个布条，不是单单就挂这个，他们还会特别注明什么？神医医治布道会，还有呢，神大能布道会。 医病赶鬼释放特会啊！这个背后就是这种所谓 power evangelism，就是以医病赶鬼做号召、做打广告的 power evangelism。不过我要跟大家讲哦，要记得啊，当我们讲这个 power power 的时候，医病赶鬼，我告诉你，这种 power。 我称它为不是我啦，应该说神学，我们把它称为 secondary power。我的系统神学是毕晓花院教的，知道吗？我是他的得意门生，上了他三年的系统神学，叫做 secondary power，次要的 power。你说为什么说这种一病赶鬼是 secondary power 呢？因为一病赶鬼讲的是不当时是在教会发生。 在教会外也有，知道吗？有一天，报章等一个新闻，有一个印度教徒，他在火堆里面翻来翻去，哎，他的身体好好的嘞，都没有受那个火火火火火火烧到嘞，这不是歧视吗？还有啊，我这次回来做牧师，我发现到。 三条路的庙啊，三条路的神庙，比三十年前更大间了。所以不是我们上一堂更大间，当不是我们单单我们上一堂大间罢了，三条路的一间又一间神庙更大间了。我的意思是什么？神的启示也会发生在神庙当中的啊，甚至。 可能比我们更多嘞，当我们说，刚下做天外奇了，刚下做因外白。庙里面的人也会说，江西，听到嘞，在宝，刚下高安人，刚下，古天那，好城府，刚下下心，刚下马市，天外奇了。 意外板，所以我说这是次次要能力，secondary power。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别人也有啊。我们有，别人也有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当我们讲到 power e v a n g e l i s m 的时候，我们有次要能力，我们还有一个基要能力，primary power。 什么叫做 primary power 呢？那就是我们有其他人没有的，那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使人生命改变、成长那种的 power。我再讲下去，你们就明白我在讲什么。有一天，有人要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很神地往外看。” 耶稣，你行神迹给我看。耶稣每天都行神迹啊，可是那天人家要他行神迹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假被使来，虽是被小恶给使来，丢掉约那个神迹，因为在猫屋神迹好难看到。”耶稣讲到越南，那是什么意思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越南这个先知。 他被鱼吞了，那个鱼后来又把它吐出来呀，那表示什么？那表示复活，复活，死而复活。所以这个神迹的意思是什么？生命改变或者新生命，就是什么最大的神迹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讲医病赶鬼。 那只是吃药能力，我们有，人家也有。可是我们讲生命改变，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new creature），那是我们有，别人没有。而耶稣说，这是最大的神迹。问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们，能不能赏一通？ 有没有神奇启示？那那上一我就没有的课，好吗？我们上一堂有没有神奇启示？有就讲有，没有就讲没有。来，一、二、三，有。你有没有把握讲啊？再来一次，来，一、二、三，有。这不是讲有啊？有哪些？ 有哪些神奇启示？啊，将来吧，也能增加。你们有没有听过属灵争战啊？spiritual warfare，属灵争战最重要的战场就是传福音啊，福音战场啊。耶稣说，新生命改变是最大的神迹，所以教会人数增加，人来做礼拜。 就是什么神的启示啊？这话怎么说呢？给你们大家看，当上帝呼召保罗，该革多福音好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他们不认识上帝的。你看上帝对保罗说什么？我差你去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什么？没救可以对无按归行国民，对撒旦国啊！ 归向外线呢？你看到了没有？这是一个 spiritual warfare，这是个 spiritual warfare 啊！所以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一个人信主，一个人来做礼拜，就是神的启示啊！你注意耶稣讲的话，没就可以。 对五万归向国民，对撒旦国啊归向谁？换句话说，当选了走来吧，撒旦都叫空姐都选人。当选人你搞谁来名声，就当选人这无安归向国民啊，撒旦魔鬼撒旦因万你咩？这是一个树林，这个挣扎。所以难怪耶稣讲：我选择你就来吧。 不这样的星座，有一个人来做礼拜，一个人信主，在天上的天使都高兴啊！我堂堂，我跟我带人，我带人，我带人找来吧，带人找来吧，见证给你听。有一个人，他来做了两次礼拜，他不来了，他跟人家做，我做了礼拜。 我不能够睡觉，我会发噩梦，我会做梦，我不能恐。那我知道了，我就去探访他。我一探访他，他就跟我说：“穆西亚，他就指着他家里的一个神。”穆西亚，我最近寻救了我，我咩啦一拳走来歪。有滴狗呢，就来歪来红威，红威咩恐啊！ 哎，这么啊？然后他一直跟我讲：“对不住啊，对不住，牧师呀，sorry 呀，对不住啊。”一直跟我讲。其实我在三，这次回来在三条路，有几个人跟我讲对不起，因为一个 Mary 走来吧。那我听他这么说，我跟他讲：“你性耶稣给到的。” 就冇信仰了，你跟耶稣祷告，就会不一样了。不过他后他没有回来再做礼拜呀，因为他没有跟耶稣祷告吧？因为来到礼拜堂，信主是一个新的开始，人生开始，新的生命开始，这是个 spiritual，这是个属灵的征兆啊，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嘛。 我在，我曾经带领一个人信主。这个人曾经是老师，三十多岁，他有病，然后邪灵干扰他。他有一男一女，他每天晚上，他晚上睡觉常常做梦。吸心啊，那个神俺搞一声啊，一个么么呢？你点那个鬼，叫那个鬼样， 往外找金童玉女啊！那么你去把脉好哇！怎么跟他讲？你知道吗？当他梦见这些，不是一个晚上好几次，他常常在睡觉、睡梦当中尖叫，吓一吓醒起来呀。他是做老师的，他怎么要？什么？把他的儿子、把他女儿给神庙做金童玉女的，他不要。当时他就这样被病人。后来他来做礼拜了。 有一天晚上，他来找我，我为他祷告。后来他见证说，他很多年没有那么好睡的，那天晚上祷告了，他就很好睡。然后来信主了，全家信主。信主之后，他告诉我牧师啊，我信主后，我有时候做梦还会看到那个神明啊，那个神。 从远远的要走到我前面来，我看到的时候，我祷告，我呼叫耶稣，耶稣给我，耶稣帮我，然后那个神从远远的走走走，要走到他面前的时候，right，就这么离开了，一次、两次、三次，最后那个神就不出就没出现了，就不再来干扰他。 他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了，所以我们的教会有神迹奇事吗？有啊，因为有新的人来做礼拜。我离开了上一堂二十五年，你们记得一九九四年最后一次礼拜我跟你们讲什么吗？你们继续进步，我就再回来做你们的牧师了。那感谢主啊！啊，我离开的时候，上一堂做礼拜人数是二百四十人。 啊，再回来的时候，二零一九年做礼拜是二百九十九十三人，差不多增加了二十一八千啊！感谢主，来做个拍掌。所以我就回来了哈，不是每天教会做礼拜增加，知道吗？有些教会做礼拜越来越少人了。有天教会我离开之前做礼拜四十人，这次再回来。 我就讲到做礼拜十五个人，嗨，我们教会有神迹奇事，因为新的人来做礼拜。但是二十五年时间增加二十一八千，多不多啊？不多，所以我们要努力令人信主，尽力神借助我们神迹奇事彰显。我没夸口啊，我在班达马兰去年他们做礼拜从百多人。 变到五百人了，那不是增加二十八星，增加了三百八星。我在福源堂，二零零二年到福源堂做礼拜两百多人，我离开五百多人了。所以我们继续努力，人需要福音，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我再讲一个，我再讲一下，因为我前天也找，上个礼拜也找一个人。 我已经探完他几次，邀请他做礼拜，他就不敢来做礼拜。他不敢来，他跟我讲，是因为他讲那公烧了药。我在讲了，我曾经带领一个人信主，这个青年人一直赌你们没有，他是赌博，他是在床上赌博。他告诉我，他一个晚上会输几十万、百万的。然后还没有做礼拜的时候，我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他拜神拜什么神。 拜蛇神，从泰国请回来的老爷爷，他说他一个礼拜一定用两次，不是两，两粒鸡蛋和一杯的牛奶来拜那个蛇神。啊，后来他来来做礼拜的，听到听到信到有听到来嘛，他来做礼拜他一次一次，哎，后来他信了。那么有一个礼拜天，他又去拜那个蛇神。 然后他对那个蛇神说什么：“今那是我第外拜你了，我今天是最后一次拜你了，以后我去做礼拜，我不再拜你了。”好，那天他讲了这句话之后，他屋子的屋顶啊，古楼那里啊，有一点问题嘛，他就爬上去做那个古楼，你讲样了？ 没想到从鼓楼那里面就鼓楼有来绊落，跌下去痛一下，他就晕了。晕的时候，他就在医院醒起来。那个时候他三十多岁，醒起来的时候，他的太太第一句话就跟他讲什么：“阿斌啊，我还记得他的名字的，就是不要讲全名啊，阿斌啊，那那那可找来外的。你看你跟南港得母是来外找来外，你都叫确不绊落要。” 所以你不要再去做礼拜了。可是你知道这个弟兄他讲什么吗？他跟他太太说：“我更要去做礼拜。做礼拜有些闹没好，那假说我拜神啊，就要闹这些因为我做礼拜给我剥落呀。会因为做礼拜问题，嘿，我拜给闹这些神问题，明白没？第二就那那阿爸阿妈。” 你两个可是被提问，可是怀疑被提问。弟兄姐妹，受气没？哎，可是怀疑提问，你肯定怀疑你哪样？可没怀疑提问嘛，对不对？你们知道牧师的意思吗？所以这个青年呢，他懂得。所以后来他全家做礼拜，哎，没事情发生了。我要告诉大家，在属灵争战上，有的人来到教堂了，他们可能会什么？会有一些不同。但是我告诉你，你祷告耶稣。 耶稣一来，撒旦尘世全粉碎。耶稣一来，往事。总而最后一句话，耶稣说里万事都要改变。记得，不要怕，弟兄姐妹们，邻人。我上个礼拜，我要出去探访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妇女了，她一个人。 叫做啊，坐在电台上，就在这个礼拜堂前面，我就在跟他谈话。我说：“定定定，那个订，定在哪里呀？”定那时候幼儿园，小有这个不是定的薄林嘛？然后就等着他，哎，看一个六岁的小男生跑出来。我说：“你讲讲你呀？”一个外孙你外公，我来也好命哦，因为他看很年轻，还有这个孙呐。 那我就跟他讲啊，你的孙怎么样啊？你要叫他来参加主日学，参加主你学点么？哎，模样，我来你参加主了，一个咩咩丽咩咯？你说去哪来刘龙，东，到这两个人来自由会去。我就跟他讲，你要带他来。我也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六岁男生说，我说你来参加主日学好吗？有很多朋友啊，啊，牧师去带你啊。他还说好好好。不过呢。 我后来星期五那天是 public Holiday 嘛，我在想大家都在家，我跑了三个家庭都是要找小孩子来做礼拜，结果呢，三个家庭都没有人，包括他也不在。唉，我在想会不会啊叫他来会不会来？今天早上我去带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到门口那边，我轰一下，哎，那个六岁的小男小男生就出现了，他讲话我听不到，耳朵聋嘛，好像意思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就等一下。 等了一下之后，不是一个小孩子出现嘞，是两个小孩子。原来他姐姐也来了。哇，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面高兴的不得了，知道吗？非常的高兴啊！哇，当然那个、那个、那个学生，那个他的姐姐也是玉香老师补习的免费补习班的学生之一。玉香老师也是有教的。哎呀，很感恩弟兄姐妹们。我们上一堂有神迹启示，那个神迹启示。 最大的神迹启示，就是一个一个人来做礼拜，我们也要靠这个经历啊啊，某些人经历感呢，逮呢，搞样，逮呢，老呢，他来做礼拜，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得胜，一个胜利的，就帮助我们。所以从保罗所讲的那些话，我们都知道说，power。 在一个人信主过程当中，有个属灵增长，有这个属灵的过程，所以我们灵人。那还有你要问一个，再问一个问题，你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现在怎么好，就神迹奇事也发生的高温危啦，代表的神你，神没有滴的要的，你看神有，虽然阿会凶啊，虽然虽然比比会也有过对的哇，那表示什么？也有人也经历。 那个神的那个神迹骑士啊，叫什么教会？上帝允许神迹骑士也在教会外面神庙呢？单单对那三一堂的有，对不对？只在我们上一堂，那不是三条路的人全部来做礼拜了？这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了。你会问这个问题呀？为什么呢？啊，其实答案很简单，这个叫什么？Common Grace，上帝的 Common Grace，也就讲了一句话。 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会你会不会问，呃，怎么，讲呢？怎么爱要你他要雨水呢？不会，这个是上帝的 common grace，我们有，人家也有，因为上帝爱世上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恩典呐，那是什么？specific 或者 particular grace，特殊恩典。那个特殊恩典是什么呢？ 是我们有别人没有的，那么什么叫做特殊恩典呢？现在的爱灵狗男人，现在敬重男人，在男人没酒可有，男人相信耶稣，男人坐在这下面，男人想找现在的讲，男人过一生神神明，这是特殊恩典呐。所以保罗当他讲到这这些的时候，他喊了一句话。 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你们有没有这样感恩呢？还是每天等着哎呦，我我能听见到几多美好嘞！你是个基督徒，你就有上帝特别的恩典在你身上，那是你一生感恩不尽的。有没有为这些感恩感谢主我哋走来一番感谢主我哋选来给点你感谢主我哋点在下面。 当下中我引望谁面庞，我这是 particular grace，只有我们有，何等的人！好，我要做结论了，快快啊。有的人研究讲方言，有的人研究祷告，倒下去这些问题，多余的，不需要。我们要看重什么？讲方言后生命表现怎么样？祷告后生命有没有成长？ 有没有更新？要不然讲再多的方言，好像保罗说：“我就是讲一万句方言也无啊，再多倒也是无益的。”同样，神迹趋势一并赶鬼，我们也要看生命。没有，我做牧师四十一年了，有两个半的人，两个半，我祷告的时候他们倒下去一次。那是我在中国河北训练会，蛮多人。 大半天训练会，我很累了。当时我要回房休息的时候，牧师来告诉我，他说：“这牧师啊，有人要你为他祷告。”我门一开，看到外面站的满满的，我就叫我的同工帮忙祷告，祷告祷告。我祷告这个老人家，大家排队哟。我的手一按在他的头上，他就马上好像一根木头，嘣一声摔倒在这个地上。 不是慢慢倒，整个人嘣一下，然后这个这个照片刚好我的童工拍下来，然后他坐下来，坐上来的时候他讲见证，他说牧师的手一按到他的头上的时候，他身体里面的鬼把他重重的摔在这个地上，然后离开了他，这是他在地上讲的这个见证。好，再有一次教会家庭营。 我也为人按手祷告，有一个姐，有一个人，我按手在他的头上，他就这样倒，他就这样向后面倒下去。那同样在那个家庭，我围着另外一个人祷告，我的手按在他的头上呢，他这样没有倒，半倒，所以我说两个半就是这个意思，啊，他没有倒，他就是这样。 我我没有按他这样，我的手都离开，但是他人就是这么样。好了，人家问我，牧师啊，好，那个中国这个这个这个河北这个弟兄，后来他情况怎么样，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不知道。但是家庭里的这两个人我就认识嘛，啊，人家问我啊，牧师啊，你你按手了，他们倒下去，为什么呢？ 我的答案是什么？不要看他们倒下去，要看他们站起来后有没有生命改变，有没有生命成长。就像那两个家庭那两个人，我按手了，那个倒下去，他现在很少去教会做礼拜呀。好，另外一个我按手了，他倒半倒。 他现在在教会里面很活跃啊，非常爱，非常爱主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灵的喜，最重要的是生命改变成长。讲方言也是最重要，也是生命改变成长。全能不照按手，不论是有哪一些经历，最重要还是什么？生命的改。 生命的这个成长，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啊，最后一个，最后，啊，再来，不必了，没时间，继续，再，再来，再来，再来，保罗说，在这弯曲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耶稣说，邪恶的时代没有神迹的，只有越哪的神迹？新生命的神迹是邪恶的时代所需要，同样。 现在在这个乱皮北郊的世界，需要的是什么？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不是只是一病赶鬼，外面也很多，比我们更多，而是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同的生命表现出来，把我们所领受的生命之道，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命，把我们领受的生命之道表现出来，这是。 我们所需要，所以就使用我们上一堂弟兄姐妹们，我们关心人、带领人，因为耶稣给我们传病了，我们也为人祷告，让神借着我们的祷告恩典临到那个人，然后我们看到我们更多人，我们在三条路这边把耶稣基督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因为我们做礼拜的一个新的人生，一个新的家庭，一个新的生命开始。 那是平安，那是喜乐，那是心满意足，那是力量，那是安慰。我们来唱诗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